里面有人在爱爱叫，爱爱叫就知道，啊，这下完蛋了，一定有人受伤。你要知道，中墙上要是没有，赶快送医院。如果总在比较重要的部位，那就死定了。啊，所以我站在门口，我第一个就骂他陈进行。要骂他的时候，他先骂我。 我做大队长，他陈金雄说：“老大，你没有信用，说好没有要开枪，为什么有开枪？”就骂我，啊，说：“啊，我没有信用。”的确，啊，我们两个又说好不要开枪，大家好好说。啊，所以他开始骂我。我说：“那有？”他说：“里面有人受伤了。”我说：“受伤？啊，受伤，不然你要怎么样？” 看你要怎么样，他说要医生跟护士进去帮他爆炸。请问一下，开枪是很疯狂的。爱，子弹是不长眼睛的也。此时现场麦克风爆音。我讲怀乐陪乐，开枪的陪乐，给配乐鼓掌一下。这部代戏也有陪乐哦，有临场感后，表演表演子一下。他跟我骂来骂去，骂完之后说要医生跟护士进去爆炸。